课文二，在商店。帮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？颜色还可以，就是有点大。这件小的怎么样？这件不错，就买这件吧。见还。 可以，不错。